背摔作为抓取技，有强制目标倒地的效果。不过，因此因为地形缘故，这一背摔后有一个落位差，强制倒地的效果因为这个落位差很快就过了触发的时效。谁不低头显然也清楚背摔的这个设定特点，被背摔折入坑中，立刻调整角度射击开枪，却是想利用飞枪的技术改变移动轨迹，化解这一背摔的控制。 再进一步脱离入坑的尴尬。谁想他开枪的一瞬，坑里却早跳起一个人影，他下人上，枪声响的同时，那身影已经一脚踩在了他身上。一脚完了又一脚，又一脚完了还一脚，完了还一脚，还一脚。包子入侵的拳法加技能鹰踏显然是加到了顶界了，一共出了足足五脚。 五脚踩完，谁不低头？早已经被死死踩在坑底，哭都哭不出来。他的身边，木敢回首，血条都已经只剩一半了，那叫一个狼狈。可此时的谁不低头，自己的安危都顾不过来，尚轮不到去操心木敢回首。在坑里，连忙调整着被包子入侵、连续五脚踩得乱七八糟的视角，结果就觉得光线一暗。 刚刚抬向上空的视角就被团阴影遮住。君莫笑，跳个坑也是如此骚包，居然还把他的千机伞给撑开。这坑的这点高度需要降落伞吗？结果下一秒，谁不低头就知道他想错了。君莫笑就绝不是在无聊卖弄，撑开伞那也是有意义的。 交换的光线之下，一颗手雷不知从哪个角度丢了下来。谁不低头察觉的时候，手雷已经炸开。坑底就这点空间，哪里还逃得开呀？低阶的一个小手雷炸得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。两个自负的高手都是东倒西歪。再朝上看，君莫笑根本就没跳下来，只是撑开伞在那坑边晃了一晃，就为扔这一手雷。 非但他没下来，包子入侵借踩着谁不低头对那五角技能收招后，也已经潇洒的跳出坑外了。君莫笑的手雷刚炸完，包子入侵这一抬手扔了一物下来，看造型根本就是一个啤酒瓶。但荣耀玩家当然知道，这是啤酒瓶不错，但瓶里拌的可不是啤酒，而是汽油。 流氓的技能就是这么下三滥。换是手雷发现的话，技术好的玩家完全可以在手雷扔过来之前将其击爆。但是汽油瓶呢？射爆的话，结果就很难说清楚了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这样总有一个不清楚的结果。比起真被汽油瓶扔到烧成一个火人，情况或许还是会比较乐观一些。 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，一样的心思，操作节奏也是相同。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发出来，汽油瓶在半空被射爆，飞溅出的油花全都燃成了一个个的小火球，或是朝坑壁，或朝坑底飞射而来。两人当然努力闪避，结果这才知道，这个汽油瓶和之前君莫笑那一撑伞一样，不过是个掩护。 趁着这股子乱劲儿，人家真正力求伤害的攻击这才开始。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心下完全清楚自己处于怎样的劣势。当务之急就是要从坑里跳出去，否则根本没法打。但这坑一看就是君莫笑二人精心选择的。这张雪图上，无数的雪坑，有浅有深。 浅的有的连膝盖都摸不过，深如这个一样，直接把人整个吞没，像一口井一样的，也算是深到极致了。这地方原本可是他二人的所在呀。君莫笑貌似也是跟随他们一路过来的，这个坑应该不是什么预先的设计吧？也就是说，君莫笑也是到了这里后，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现了这一地形特点。 随后就充分利用，现在俨然就要轻轻松松的把他二人坑杀在这里了。这二人又哪会就这样甘心受徒啊？两人一般的心思，举枪就朝坑边一通狂射，试图将二人射退。坑上两人果然也都略退一步，避开锋芒。两人抓住机会，纵身跳起，一前一后，一上一下。 没想着并肩跳出坑，倒是想着相互呼应，能先掩护一人出坑，再做打算。跳快一步的谁不低头，正是主力掩护的身子跳过坑边后，并不急于飞枪加速跳出，而是转身就想朝四下扫射，以往进一步逼开二人。结果子弹飞出，却也看到人飞直了。 君莫笑提刀在手，一个崩山击势大力沉的劈落，空中的谁不低头完全无法抵抗这一击，只能借助射击的后坐力，让自己的角色努力再朝旁偏转一下。他不想自己被劈落的时候，连同莫敢回首一同撞下去。他希望自己吸引到这一劈后，莫敢回首就能此顺利出坑。他的想法。 终究还是一厢情愿了。崩山鸡准确劈到他身，谁不低头坠下？看到没有影响到莫敢回首，谁不低头还在那欣慰呢？结果就见那崩山鸡劈完他之后的一点余事正正好好敲到了莫敢回首。只是这么一点点，崩山鸡的判定却也胜过了莫敢回首这一跳。 二人也算是谋划了一番，寻求着配合，准备掩护出坑，结果被君莫笑一刀就给化解了。这一刀的准确，出乎二人的意料。落回坑中的两人自然再遭无情的打击，可是除了桥上跳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。结果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起跳方案都被对方击溃，两人与其说是在努力。 倒更像是在挣扎，要糟！束手无策的两人都已有这种预感，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。先不提好容易集齐的十八双袜子被人这样轻轻松松一次就曝光了，但就这种战斗的过程，就足以让人憋屈到吐血。如果是在平地上双方对战，怎么可能输得如此狼狈不堪呢？ 不服，两人心中一千一万个不服，但总算没有嚷出“有种放我们上来”一类的幼稚话。两人咬着牙继续拼，继续冲，然后继续被击落，直至第一个倒下，直至第二个倒下，掉了一坑的袜子。速度，叶修招呼着包子入侵，飞速入坑。 系统公告出的那叫一个繁忙，十八双袜子转瞬之间易主。君莫笑也早已经捡起了一开始他丢在地上的那双。接连十九道系统公告，看花了所有图内玩家的眼，跟着就是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提示。而此时此刻，复活点里的谁不低头和莫敢回首，焦虑的直跺脚。 郁闷的两人之间没有进行任何交流，只是特别有默契的一起郁闷。眼看时间就只剩一百二十秒了，而他们却在等待二十秒来复活。别说有这耽误的二十秒了，就是没这二十秒，两人也只能去瞎猫乱撞死耗子了。分开走，两人却还不肯放弃。 二十秒后一复活，立即各朝一个方向奔了出去，分头行事的特别彻底。只不过大体方向上，总还是考虑了二十秒内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可能移动出的最大范围。寻找君莫笑和包子入侵的又何止是他们呢？全图四十八个玩家此时都是一双袜子都没有，都疯狂着呢。大家冲来冲去。 和自己一样疯跑的玩家见了不少，但是要找到这两个人，却是谁都没有撞到过。一分半，一分钟，五十秒，四十秒。时间的流逝让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余下这点时间，就算撞到了这两位，谁又有把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击杀那二人吗？放弃的队伍越来越多。 最后十秒时，只剩下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还在地图上奔跑。他们的名字既是送给他们的对手，同时却也是在警示着他们自己：他们要让对手低头，让对手不敢回首，但是他们自己永远不要低头，永远都要追求给予对手哪怕是一击的机会。不要跑，和我们一决胜负！ 最后十秒，谁不低头给君莫笑发去消息？哼， <laughs> 你们已经输了。君莫笑回复，送笑脸一张。再来，谁不低头？没有对这一局的胜负表示不认可，只是表达了他们不肯低头的决心。没次数了。君莫笑回道：“谁不低头吐血？谁要和他们抢袜子决胜负了？这任务如此随机。” 就算他们想，也得看系统大神给不给面子吧。竞技场，谁不低头叫道：“没时间， <laughs> 除非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们愿意加入我们星心，那倒是打多少场都很有时间呢。这是两回事，好吗？”谁不低头？显然并不准备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的前途搭上去。 或者打个赌，你们输了就加入我们星星，怎么样？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未来如此儿戏的付诸于赌注。谁不低头追着叶修要决胜负的样子，倒是挺热血的，但这种时候却又是出奇的理智和冷静。这一轮活动此时已经结束，世界公布了君莫笑和包子入侵拿到了大满贯，以及二人再度获得的满贯奖励。 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有让谁不低头丝毫冲动。那就未来再见吧，君莫笑这时如此回道。谁不低头再想说什么时，却发现君莫笑已经下线秒退。活动中相遇这两位，也没让叶修心思起什么波澜。做完了本尊号的三次任务，换马甲号再来三次。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，接任务、进地图、打开队伍列表、看队伍。这未来来的也太快了吧！结果叶修目瞪口呆的发现，队伍列表中赫然再现“谁不低头”和“莫敢回首”的名字，但是同时他也发现了更可怕的强敌，真有挑战性啊！